第三部分，第十一到十七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。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亲情在我心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。普天之下，唯有父母为子女付出而不求回报。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父母给了我很多指导，可当时我总是不明白他们的苦心。记得小时候，我特别喜欢看动画片，常常窝在家里不出去，一看就是一整天。妈妈在旁边看着心疼，提醒我要爱惜眼睛、多运动，把我唠到烦了，我就会冲妈妈发火，完全不顾妈妈的感受。直到后来戴上了厚厚的眼镜，我才后悔。 那时候咋就不听妈妈的话呢？我们就是这样，每逢路走歪了，父母好心来管，就会习惯性的反抗。还有人更过分，把父母的付出当作是理所当然，甚至认为是父母把自己带到了这个世界上，就应该让自己从小浸泡在幸福之中，生活的无忧无虑，好像是父母该自己的。十一。 关于父母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二，说话人后悔什么？ 十三，有人更为过分的行为指什么？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一只兔子常常大晚上的抱着膝盖坐在树下欣赏夜空。 月亮圆时，它很快乐。瞧，月亮像一面镜子，多美啊！月亮缺时，它也很快乐。哈，月亮像一只美味的香蕉，真有趣。月亮隐蔽在乌黑的云团后面，它仍然快乐。看，星星代替月亮来陪伴我了。神见这只兔子如此爱月亮，就对它说：“既然你喜欢月亮，” 我就把月亮送给你，兔子高兴极了。您是说，从此以后月亮就属于我了？对，它只属于你。兔子高兴的都快哭了。然而没有多久，快乐的兔子就变得不快乐了。月亮圆时，它担心月光会招来与它争夺月亮的对手；月亮缺时，它疑惑是否有人偷走了一块。 乌云蔽月，他生怕月亮被云夺走。总之，兔子变得心事重重。兔子问老树：“为什么我得到了反而不快乐了呢？”老树回答：“因为你总是在想这是我的月亮。”“对呀，月亮不属于我的时候，我是真心的欣赏它；我得到了月亮，就有了独占它的欲望。其实。” 从前的月亮和现在的月亮没什么区别，嗨，这不就是贪婪带来的苦恼吗？兔子彻底醒悟了。十四，兔子怎么看待月亮？十五。 神把月亮给了兔子，兔子是什么心情？十六，得到了月亮的兔子为什么变得不愉快？ 十七，兔子最后悟出了什么道理？